课文一，在办公室。那个漂亮的新同事是谁？那是小丽。她刚来北京吗？不，她在北京工作三年了。以前她在哪儿工作？她在银行工作了两年以后，来到我们公司。生词：同事。 以前，银行。